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集。魔君，王妃已经吊在城门七天了。 他肯将心换给尹月了吗？王妃在第四天的时候就已经流产了，后来王妃跳下诛仙台，想来已是死了。洛寒将这行字盯了很久，良久后默然道：“这就是我穿的书。”在他的对面，寿与天地平齐的菩提树，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岁的玄龟。 以及其他几个辈分惊人的老祖宗，此刻都慈爱地看着洛寒。按照你们的说法，可以理解为穿书。洛寒将剩下的书页翻得飞快，他飞速地浏览了一遍，内心的崩溃更深。这里面没有我的名字，我不是女配，不是炮灰，不是配角，到底为什么要我穿书？在片刻之前。 洛涵还是一名平平无奇的大学生，他今年参加高考，然后在学校的指导下报选了心仪的法律专业。如果不是突然被拉到这里，他现在应该坐在宿舍的书桌前准备明天的期末考。鬼知道，他只是突然犯困睡了一会儿，一睁眼，为什么会看到这么多不科学的灵异生物啊？更可怕的是。 那株大的出奇、一开口就会说话的树，递给他一本书。绿色的光点儿从他的树梢凝聚在洛寒身前，洛寒定了定神，伸手接过，然后就看到方才那段神奇的对话。洛寒默默地掐了自己一把，绝望地发现，他可以清晰地感知到痛觉，甚至能感受到手边微风的流动。 他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：，他穿书了，还穿到一本挖心掏肾、虐恋情深、为了爱可以毁灭世界的仙侠文中。他忍着内心的不适，飞快的翻完这本书，大概了解了全文剧情，无非就是懵懂无知、上天入地、独此一份的仙草生出神智，化为人形，正是本文的女主角云梦涵。 云梦涵在修炼的过程中结识了中山苍龙一族的两位少主，哥哥林崇玉和弟弟林清霄。兄弟二人遇到女主后，双双陷入爱河，为了女主大打出手。最后，哥哥林崇玉坠入魔界，改名叶崇玉，一路杀成魔尊；而弟弟林清霄打败天界所有龙族，继位为天帝。 仙魔二界的霸主都对同一个女人不肯放手，除此之外，妖族的大王、毕氏巫族的祭司、凤凰族的太子等许多男人都对女主情有独钟，并且为了女主不惜发动战争。然而，这么多人对女主求而不得，女主独爱坏男人叶崇玉，以至于叶崇玉对她挖心掏肾、虐心虐身，她都深情不悔。 女主在叶崇玉那里的遭遇，极大的刺激了众多男配们，不少人发兵去抢夺女主，其中有属男二林青霄最为强势。林青霄出自中山苍龙一族，在龙中也属出身高贵，但是他的童年和少年遭遇却非常悲惨。林青霄本来是中山苍龙和林山应龙两族联姻的结晶，嫡出血脉，天之骄子。 可是正巧外面也有一个私生子出生，两个孩子只隔几天。林青霄一出生引发天地异象，而私生子却出生在蓬门陋户，一出娘胎就体弱多病，气息奄奄。父亲心疼私生子，担心爱子在善妒的嫡妻手下养不活，于是把两个孩子替换。那个私生子就是男主叶重玉，被替换的嫡子。 是林清霄。叶重玉判入魔界改姓叶，在之前一千年，他一直是踩在云端，被所有人追捧的中山大公子林重玉，而林清霄却恰恰相反。林清霄成了私生子后，被主母视为眼中钉。主母素一芳并不知道私生子才是他的亲儿子，他出身尊贵又善妒，平时没少苛待林清霄 甚至为了给体弱的儿子林崇玉补身体，不惜每月放林青霄的血给林崇玉做药浴。后来，父亲终于找到机会，把私生子的生母白灵鸾接到后院做妾。这时候，两个孩子已经交换了十来年。父亲一来不欲再生波折，二来不敢这样的醉林山素家，就将错就错，让白灵鸾将林青霄认下。 而让林崇玉继续在主母膝下当嫡出少爷，林清霄一无所知。他当真觉得白灵鸾是他的娘。白灵鸾知道一切，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在主母膝下众星捧月，也知道眼前的人才是主母的儿子。白灵鸾看着林清霄生出一种报复的快感，对林清霄反复无常，动辄打骂。 林青晓只以为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，才惹得娘亲厌恶，愈发努力修炼。可是他无论怎么努力，得来的都只是娘亲的冷脸，嫡母迫害，生母嫌恶。林青晓渐渐变得沉默冷静，一心修炼，也变得冰冷淡漠，不苟言笑。他甚至不再会笑。若只是如此，也就罢了。 承认了自己不讨人喜欢后，也没什么不可以接受的。可是偏偏上天还是不肯放过他。林清霄三百岁得正仙位，一千岁晋升天仙，这个修炼速度在仙界简直前所未见。主母极恨，用白灵鸾的性命做威胁，逼着林清霄交出自己龙丹。龙丹是龙族全身精华所在，一旦离体，性命危矣。 林青霄为了自己生母，自伤己身，逼出龙丹。主母拿到龙丹后，立刻去给林崇玉当补药。林青霄也由此元气大伤。林青霄根本不知道，他逼出龙丹时，他以为的生母，他用尽修为和性命搭救的母亲白灵鸾，其实心中只有快意。主母和林青霄母子相残，他的儿子却能坐享渔利。 多么痛快！林崇玉依靠林清霄的龙丹，终于冲破瓶颈，晋升天仙。主母隐瞒了林清霄早已进位的这个事实，而是将林清霄的天才之名安到林崇玉身上。主母大肆庆祝，请来众多宾客观礼。没想到庆贺当天，降下天雷。天雷不是什么稀罕事儿，想要飞升，每一个人都要经过雷劫。 可是当日前来观礼的宾客仔细一看，发现居然是朱魔雷。众人大哗：主母是纯正的应龙一族，林家家主也是古老的苍龙，两种龙族绝不会生出带有魔族血脉的儿子。而在场诸人中，唯有白灵鸾是仙魔杂交。 真相就这样仓促而又残酷地揭开，林重玉不是主母的儿子，一直被主母虐待的林清霄才是。转折来得太快，所有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此时天雷轰鸣，疏忽第一道主母雷打下，林重玉体内有林清霄的龙丹，天雷根据气息分辨人，连林清霄也被雷劫判定为魔族。 天雷降下，主母和白灵丸都飞扑到林崇玉身边，不顾性命替林崇玉挡雷。唯独林青霄冷冷清清，无人在意，硬生生靠自己扛下了四十九道天雷。生死关头，父亲、生母、养母、舅舅、表妹，所有人都选择林崇玉，就连被林青霄保护了七百年的小师妹云梦涵也是如此。 只剩最后也是最强的一道雷石，天雷无神智，没法判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魔族，于是将判断权交给在场唯一一个天生灵物女主云梦涵。女主在关键时刻偏心男主，指认了林清霄。电光骤然降临，雷劫强大的威力甚至劈毁了半座中山，林清霄 也因此掉入绝灵深渊中。绝灵深渊据传是神陨之地，寸草不生，没有生灵可以活着从这里走出去，故名绝灵深渊。可是林青霄硬是活着回来了，他从无人生还的深渊爬了出来，从此黑化，不顾一切报复男主叶崇玉。偏偏女主和男主虐身虐心，每次女主受伤就回来找林青霄。 等林青霄把女主治好了，男主勾勾手，女主又跑回去了。如此循环往复，林青霄彻底疯了。他已经不想夺回女主，不想追求大道，他只想杀了叶崇玉，以成执念。林青霄黑化后吊打全场，愣是以一己之力把众多男配逼成同一阵营，男主、女主、男配们联盟，共同抵御林青霄。结果所有人联手还是打不过林青霄。 男女主没有办法，不顾六界禁令，发动上古禁术。禁术现世，天地动荡，众生灵惊惧不已。而此时，仙魔两方还在打仗，天地摇摇欲坠，眼看整个世界即将毁灭。洛寒大致把书翻了一遍，确定没有在任何一个边角看到自己的名字，陡然生出一种不妙的预感。 莫非我就是千千万万个遇难的生灵之一？那他还穿个鬼呀！现在自己动手还能死的体面点儿。那株最为古老、看着地位也最高的菩提树开口了：“你超脱六界之外，并非轮回之人，书中自然不会记载你的名字。”洛涵十分无奈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” 剧情里面根本没有我任何事情，我穿书了也没什么用。各位神仙还是先把我放回去吧，我着急考试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